别动！这要是掉下去，可就交代了。等着啊！ <laughs> 几年不见，最近好吗？怕不怕死？怕不怕那个警察从六楼摔下去？ 阿杰正在踩他的手呢，只要他手一松，砰！他本来不用死的，如果不是你，故事从很多年前就会换一场开局。不，不，我说了不准动。 那你开枪！啊！开枪！别怂啊！江婷，你是谁？晋江文学城，怀上原著，猫耳 FM。 声音气球联合出品，《现代都市悬疑广播剧》《破云》第七集。 <laughs> 说你永远不背叛我，我就带你走。我永远不背叛你。队长，下地。 他醒了，快别动！好好的，怎么感觉吓人？吓人！血压正常，呼吸正常。哎，你有点轻微脑震荡，先别起来。这情况怎么样？啊，还好，脑震荡不太严重，只是病人身体情况太差了，要好好卧床休养。 江哥，你身上有伤，别再乱动了。叶袭，呃，你怎么样？没事，我 <coughs> 江哥，两位，你先出去吧。 好，严队长，那我们也先出去了。病人很虚弱，不要聊太久，啊，谢谢啊，医生。你确定不再睡会儿？不用。得了，这次要不是你，我八成得交代在那儿了。没想到你猜测竟然是对的。 幸亏咱们抢先一步去了胡伟生的窝点儿，起获了大批制毒工具。哎，你说，咱俩也算是同生共死了一回吧？他跑了，他？为什么不是他？嗯，可不是跑了，是我轻敌，差点栽在孙子手上。你把他扑倒之后，我从天台爬上来，才发现嫌疑人还有个同伙。 一枪打在我脚边上，真够险象环生的。然后呢？然后也没怎么，市区的增援赶到了。那人听见警车过来，就拿着枪进了你们掉下去那个楼道。我怕你有什么三长两短，就跟着冲了进去。你，你看到他的脸了吗？脸，没有。当时太暗了，你完全没看清他长什么样子。身高，体型。 任何外貌特征，真的很难看清。不过人挺高的。这个案子不能再查下去了。你说什么？霍医生不仅触犯法律，而且触怒了贩毒集团。真正凶残的犯罪者已经参与进来了。再深入侦查，会遭到难以预测的危险。 你怕他们？他们有一张非常完善、非常大的犯罪网，比你想象的更强大，也更真。因为那袋毒品，那袋蓝色毒品非同寻常，你认出了其中的线索，对不对？如果你还想纠结那袋毒品的问题，我说了，我只是想把它据为己有。前天早上。 死者冯玉光的父母从北京来到建宁，去太平间认领尸体。他是独生子，是父母唯一的寄托和骄傲。每一个被害人都曾经是父母的寄托和骄傲。他母亲受不了这刺激，看到尸体就晕过去了。父亲一直嚎啕大哭，拿头撞桌子。他们的余生都将活在痛苦和绝望里，日复一日，看不到尽头。江婷。 对你来说，冯玉光只是案卷中的一个被害人，但对父母来说，他却是整个世界。如果犯罪者不伏法，如果我们警察不为他洗清冤屈，他将永远背着吸毒者的身份长眠地下。谁还能为他鸣冤报仇？为什么不能报仇？对方动用了专业杀手来清理善后。你以为他们会放过把新型毒品？ 捅到警方面前的胡卫生，如果你是被害人，你会因为凶手被黑吃黑而感到快慰吗？我们将犯罪分子绳之以法，不仅是为了告慰被害人家属，更是为了预先震慑未发生的犯罪。如果他们真的有一整张贩毒网，未来还有多少个冯宇光会被害？我们还要接待多少个悲痛欲绝的冯家父母？没必要。 警察也不过是一份职业罢了。 <sighs> 你说你想把那袋毒品据为己有，但车祸后的血检显示，你至少两年内没吸过毒。一个不吸毒的人，想把毒品带回去做什么？但我想拿去卖钱。好了，这样奇怪吗？ <laughs> 行，不奇怪。但我更感兴趣的是，当年塑料厂爆炸后。 你被官方确认牺牲，杨妹却是从高速路上的车祸现场把你救回来的。这中间的空白，我姑且认为你是被毒贩劫持了。但在劫持期间，你为什么没有被刑讯逼供？你怎么知道没有刑讯？哼，你不用急着证明有没有，我只想问你一句：为什么没有被注射氯胺酮？毒贩应该比我们清楚。 用氯胺酮这类毒品诱供出的情报虽然可能有假，但总比任你沉默来得好。你到底想说什么？我希望你还是五年前那个公正严谨的好警察，但如果你继续阻止我深入调查，我就不得不怀疑你跟毒贩之间是否有某种不为人知的利益关系了。 <laughs> 不早了，今天先这样吧，好好养伤。 傻逼！为什么为什么单独行动？为什么不打报告？为什么不申请配枪？你自己被打死就算了，还让路过的群众循声爬上天台查看情况，险些被嫌疑人从楼梯上推下去摔死。待会儿，待会儿要是家属投诉到上级公安厅，老子一定把你扒光了绑起来送去顶雷。没事黑局，我去过医院了。 群众被我们警察冒死办案的精神所感动，答应不投诉。放屁！小高，报告情况。呃，外勤和技侦的弟兄连夜重看了嫌疑人胡伟胜家，从制毒工具上发现了大量指纹证据。为此，我们紧急重审胡伟胜，但他咬死了自己只是个卖假药的，其他什么都不知道。他在当年公州的强奸未遂案里学聪明了，哼。 制毒贩毒，足够的吃姜子儿；卖假药致死，却顶天二十年。你他妈闭嘴！小高，既然有指纹铁证，为什么还那么急着追口供？因因为无法通过指纹对比，形成胡伟胜参与制毒的直接证据。为什么？因为胡伟胜的指纹只存在于反应罐底部、过滤机中下部以及脱水机顶两侧位置。 而气体罐顶部、药瓶盖等制毒环节的关键操作点上，没查出他的指纹。也就是说，胡伟胜并没有参与制毒，只负责搬运及看管。真正的制毒技师另有其人。你，烟不抽就给我，捏在手里转什么转？糟的东西，浪费。上级部门对五零二案非常重视。 省厅已经问了两次了，我们不能坐等省厅逼我们下军令状，必须抢在犯罪分子清理完其他线索之前取得突破性进展。严贤，是是，您说，七十二小时，七十二小时不破案，你就他妈别想扶正了，给老子扒了衣服回家继承煤矿去吧！不带您这样的，您今天怎么对扒光我这件事这么有执念呢？我可是个直男。严队，严队，严队。 您没事吧？没砸到你吗？魏局，您消消气。严总，行行行，破案破案，这就破案。高文清，啊，你们审了胡伟生多久？哦，三班人马连夜突审，到现在已经超过八个小时了。姓胡的一口咬定，自己只是把制毒工具捡回来准备当废品卖的。那包关键性证据的毒品又被抢走了。行了，我知道了。魏局，给我一个小时。 一个小时拿不下姓胡的死对口供，我跟您姓魏，我老魏家还缺你这么个便宜孙子吗？来了来了，老爷，你要的法宝准备好了。法宝？行了，我狗，我看这回没问题。哎，好说了，老魏，快进去吧。老魏，你们看好你哦，伟哥。 哎，哎呦，你才伟哥呢！去 <laughs> 去去，都给我到监控室里待着去！别以为你什么都不说，我们就拿你没办法。哦，严队，去吧。嗯嗯，抽吧。怎么了，警官？ 来唱白脸的，我姓严，市局刑侦副支队长。抽吧，别紧张， <laughs> 不是要害你。这么大个市局，就算想给你下迷药，也没人敢动手。放心吧。嗯，好烟。 我说你们吃公家饭的，都抽这么好的烟是吧？嗨，光靠警察那点工资，我发薪水第二天就该饿死了。 <laughs> 老实说吧，冯宇光是吃了你卖的药而死的，现在主要责任就在你跟你同伙身上。只要老实录口供，我保证你下半辈子在牢里，天天都能抽到这么好的烟。但要是继续包庇同伙，我就只能送你上刑场了。 什么同伙？我说的，那就是个搭顺风车的。别嘴硬，人我们已经抓住了。什么？唉，可惜，抓住了也没发审。他已经不会开口说话了。看看吧。怎么可能？不可能！这不是你们，林哥这招真高啊！拿范四高速路上的照片给他看，反正已经撵得谁都认不出来了。这是谁？我根本不认识。 压根就没见过这人，你们警察别随便找什么交通事故图就来恐吓诱供，我要告你们呢！我我操，这孙子还挺机灵，怎么办？别慌，你们严哥还有后招。恐吓你？没必要。猜猜他是被谁灭口的？灭口？是的。虽然现在缺少证据，但警方已经初步确定，凶手灭口的目的跟这包蓝色粉末有关。那是什么？物证。 不是已经被犯罪分子抢走了吗？氢氧化铜，我去，这也行？你们也是够缺德的。你把这袋毒品藏在楼房顶上，应该不只是为了提防警察吧？老胡，如果我是你，宁愿麻溜把同伴都供出来，然后在监狱里待上个二十年，也好过刚走出看守所的门就被几十辆货车排着队撵成肉酱。 <laughs> 你说呢？ 你的同伙已经死了，死人比活人好办多了啊！识相的就乖乖录口供，该怎么说你自己心里都清。楚。阿香，待会儿去监控室告诉技术，就说是我的话，让他们把这段录像掐了。呃，为什么？是个人都知道，严哥只是跟他玩心理战术。照我说的去做。呃，是。不信。讹我？你们警察都想讹我？你要是不肯配合呢？ 也没关系，刘雪那个案子还记得吗？你想干？刘雪在我手里，你想怎样？那个小丫头的案子已经定了，而且我已经做过了，我付出过代价了。你还想怎样？啊？定了，定了的案子就不能犯了。我犯了什么罪？我都交代给公州警察了，休想违心。主办警察。 能证明我没强奸那小姑娘？主办警察是指江婷吗？江婷死了，也是这么死的，高速公路上被碾了二十多遍呢。如果公州那个案子再被翻出来，我得被人弄死在看守所里吧？这就得看你自己喽，严警官。 难怪你这官做的比姓江的大，你办事确实比他讲究多了。哦，怎么说？姓江的玩手段，他对犯人就跟对狗一样，想怎么弄就怎么弄。你能被判强奸未遂，是江婷出大力的，他在帮你，为什么还要折磨你？屁！想让我吃枪子儿，那人就是他。要不是他兄弟，他兄弟。 江平有个兄弟，他姓江的不按规矩办事儿，他死有应得。他兄弟什么人？不按规矩办事指的是什么？工州系统内是不是有什么不为人的规矩？你别刺激他。我不想死，我没犯死罪，我就是个被带去拿货的。他们不能这样过河拆桥。我杀了姓江的，再来杀。谁带你去拿货？在什么地方拿？要杀江平什么人？ 快说，不然把你放出去，被撞死在高速公路上，就是你明天的结局。就颐和路那酒吧，叫三春花市，他们说的新货都是从那儿。不对，骗我，骗我，你们骗我，你他妈个耍老子？这根本不是，这这根本就不是。 我老子上了你们的当了！我能弄死你！别动！坐下，轻点，不许动！老爷，你，没事吧？怎么搞的？从老子骨头里榨油！不对，老区，真操着！城奉承哪里？老爷，哎，老爷，不得好死！干什么呢？不得好死！你魔怔了！我知道了，知道什么？她是个女人。这张图上唯一暴露外貌特征的，只有短发。 而你同伙是个长头发女人，而你包庇同伙，不仅是因为所谓的道义，还因为你喜欢她。老秦，排查重点马上转移到胡伟生的男女关系上，包括金钱流通、租户来往、身边出现过的、手机联系过的任何异性，上到六十，下到十六，一个都别放过，立刻！啊。 帅哥一个人啊！哎，你怎么一个人呢？亲一个，亲一个嘛！哎哎哎，别躲啊，亲一个。嗯，你他妈…… <laughs> 那个谁啊，你朋友，你男朋友是我媳妇儿。我在上面，我在上面，你懂？不许动！撒谎！ <laughs> 我完了。 汇聚八成会把我用手铐活活勒死分尸然后砌进办公室水泥墙里我淘气乘风破浪黑与白交织灰色的网看不清黎明前的窗 晋江文学城，我晋江文学城怀上原著猫耳 FM 独播现代都市悬疑广播剧《破云》第一季第一二三四五六，反正一共十五集。本集 MVP，江队，打个商量呗，晚上咱那啥的时候，能不能不连名带姓的叫我严邪啊？多生分呐！我记得以前啊，我就是只叫一个“严”字出来。 你都会很激动，很满意。那不是以前吗？咱们享受夫妻生活的方式得有点新意呀。你看，你又娇气的很，餐桌嫌硬，地板嫌硌，沙发嫌窄。上次厨房明明好好的，不过打碎了几个碗，留在那心疼买碗钱。因为那套碗是逛街时你说好看，我掏工资买了送你的。嗯，行吧。总之你这身娇肉嫩的，哪哪都受委屈。 那就换个叫法，增加点刺激感呗， <laughs> 好不好？你想让我叫什么？阿言、阿邪、邪邪？ <laughs> 不是这么叫。你看人家小媳妇都叫老公，你就不能喘着喊两句老公来听听？你行不？我上班去了，再见。哎哎哎，哎。 不喊老公，明儿就不带你去吃火锅了。你就继续喝你的养生汤吧，老公我亲自给你煲，不放油不放盐还不给你吃辣椒，再来一把吕菊给的枸杞。啊，那滋味儿，那营养。你这老公邪教到底是跟谁学的？韩小梅啊，他说文艺作品里都这么写。韩小梅，跟没结过婚的丫头片子不能信。 你得问结过婚的人，啊！你去问问吕局、魏副局、黄主任他们，挑个你最喜欢的称呼回来。晚上咱们再讨论火锅， <laughs> 再讨论我在家该怎么叫你的问题。走了。 怎么？你怎么样？挑个你喜欢的，来吧。哎，你你拿领带干什么？我想好了，干脆什么都别交了。